锵锵三人行，今天是我们世界杯特辑的第二集。昨天播出了第第一集啊， <laughs> 老了就什么都是马后炮。没有没有没有，现在这耐人寻味、耐人咀嚼嘛。对对对，现在咱们就嚼一下这个谁？你那天说呀，世界杯也是个政治活动。 对吧？现在咱们就看看，哎，德国人过去讲是很冷静的一种民族性格。你看默克尔，对吧？但是没想到在看台上啊，这个德国队拿了冠军，默克尔把这个巴西那个总统叫女总统叫什么名？罗塞罗塞夫，罗塞夫。哎，他在管女的叫夫呢。 罗， <laughs> 他应该叫他应该叫罗塞夫， <laughs> 罗塞夫是吧？对，妇女的妇，把罗芙芙蓉的芙好吗？芙蓉，对对对， <laughs> 那长得得像，把把罗塞夫给惊着了，你知你知道吗？就是没想到默克尔是这个款的，你看看，就是德国队一到这个门前。 <laughs> 你看看门口，啊，这默克尔变，你看旁边这个罗塞夫，罗塞夫不是给他喝彩，罗塞夫是被他吓着了，被这个 <laughs> 默克尔吓着了。然后你再看最边边的那个，左左左左边那是谁啊？普京。普京。据说普京一直在闭目养神。 <laughs> 你再看下边，说这个默克尔啊，来到德国队的小伙子们当中啊，表现的像一个娇羞的少女。 那这是呃克洛泽的两个对儿子，两个儿子，哎，你知道都是金发。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因为我是外行，所以呢我就看了很多外行的门道。我试图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呐迷阿根廷，就是希望阿根廷赢，就是。 感情包括我在内啊，我的感情寄托在阿根廷身上。是因为你以前看马拉多纳嘛，大家呃，中国球迷有呃不是有以前的，但但是你知道，很呃我觉得有一个视觉上的问题，你注意到没有？德国人他的这个这个球员呢，他给我的这个感觉，至少在电视上看啊，阿根廷的队员呢，你感觉很明显是黑头发、黑眉毛，他们的这个这个视觉上脸部非常鲜明。 每一个阿根廷的表情都特别鲜明，但是你看德国人啊，德国人这个我记不清了，但是呈现在我印象里的，他们的眉毛好像都是金色的，就是他基本上整个头发、脸啊都呈现出一种淡金色，所以我觉得德国人就是在哭。你看他最后一个人的雪尔勒吧，在哭，他这个都不是特别突出，哭的效果不突出。以前有个打网球叫贝克。 对他这个眉毛淡的，真是像眉毛一样，整个就一种，就是你知道吗？面目不鲜明，看上视觉上啊，面目不鲜明，就而且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他们长得就是都是这个种族的，当然不是啊，而且呢，不是家两靓仔，你问问那些女的，他们自己的教教练多靓仔啊，我知道。然后他们去美国的那个教练，克斯曼啊，对，而且金色轰炸机，而且我觉得你说的恰恰就表情啊不丰富。 觉是克制，对，是克制，因为他表情不丰富，而但是呢，他表情不丰富呢，他又呈现出一种什么呢？哎，你看他那个守门员的表情没有？实际上有一种高贵感，就是他。诺伊尔。哎，他有一种高贵感，一种淡金色，好像有点像外星人，就就是距离我们很远的这么一个一个诺伊尔是守门员兼后卫。 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德国人占一块儿，但是，但是，我这加加加上他的感情不大外露，嗯，让你觉得这像是一个有点陌生的这么一种。对不起，完全不能同意。就看不出七情六欲，我完全同意，完全不同意。但是不是看脸的了。完全不同意，为什么？你讲那个德国队，如果是贝肯鲍尔的德国队的话，可能还是这样。但问题是，现在这支德国队，他成功或者大家注意他的地方，恰恰是他是一个新德国。 它代表整个新的德国，跟我们过去印象完全不一样。我们过去一说德国，什么德国战车，什么德意志的，呃呃呃机器啊，什么完全不适用。为什么这支德国？你看人种，他怎么可能都是日耳曼人呢？你二齐尔是土耳其后裔，你博阿滕是非洲裔的，对不对？他现在这支德国他们是因为长得像才特别高是波兰的，这支克克罗泽也是波兰的。哎，克罗泽眉目清晰。 是吧？那个许尔勒眉目不清晰，不是，我跟你讲，你这气儿也不太合理。但是我们是讲一个这个德国，它恰恰是一个代表着新德国。这个新德国是什么样德国？就有很多种族的移民。以前德国在纳粹时期那个印象太坏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德国人。所以你知不知道五零年的时候啊，其实一直到前几年，到这差不多克林斯曼回去教他们那一年之前，德国队赢球的话。 他们不太爱庆祝，或者庆祝庆祝的很尴尬，不用国旗。就算是现在，都还有些老一辈人觉得你们干嘛摇国旗？你我们中国人很难想象你摇国旗有什么不对？我们这么想，你把它跟日本正好做个完全颠倒的想法。就德国自从二战之后，对他们来讲，讲爱国是种耻辱，不要讲爱国主义，国旗都别多摇。学校是不唱国歌，还不教唱国歌，甚至有的学校不准教，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一讲这个，你就会想到过去的纳粹，你就会想到那种极端的昏了头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么那个，但是问题是，九零年之后，因为这是九零年之后第一次嘛。九零年那个赢冠军还是西德队，现在这个才是统一的德国，而这个统一的德国，它现在有那么多的混血，有那么多的移民，它更开放。 像柏林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同性恋大 party 的一个一个场主场。那你怎么？那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我的据我有限的观察啊，这个内行的球迷，他们有很多德国的或者喜欢德国，这是另一个。我见到的基本上这个偏偏外行的球迷，包括这个女球迷吧，哎，好像都觉得啊，阿根廷更更容易唤起人的感情。那是德国队不大能够唤起人的感情，为什么？平常不看球啊。 阿根廷的魅力就是梅西啊！除了梅西，要是梅西不在，阿根廷支持他根本是个二流球队。其实还有还有一种情况是历史感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球啊，我我对世界杯我从来很少说我支持哪个国家的国家队，为什么？你不会有什么感情。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有感情？那叫历史感情。比如说你八二年看世界杯的话，你可能永远爱上巴西，因为那一支巴西他输了，但是他输的那么美，那么悲剧。 你七十年代末你开始看世界杯的话，你会爱上荷兰，那叫全攻全守。自此之后，你那个印象留下来，你就总觉得，比如说今天一提巴西就桑巴足，球，桑巴足。巴西九九零年之后就没怎么打了，桑巴足球了。我就是你说的，就是我本来啊是对巴西有初恋的感情，但是这次我看了两场之后啊，完全不是那个巴西嘛。 两码事儿，就是什么婚外恋了，除了完全。你看德国这次创了好几个记录，一个是欧洲球队第一次在美洲赢，另外一个刚才说了，他是德国第一次拿冠军，新的德国，以前都是西德，这次才是一个统一的德国，嗯，多民族的球员。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德国以前以力量、意志取胜，鲁梅尼格那个时候是顽强。 可是现在是一个技术的德国，对对，中场是那么细，没错，厄齐尔、拉姆这些人都是，你看都多多么细的一个细腻的。反过来呢，阿根廷本来是攻势足球的，这次打像意大利一样打球，打防反，当然也打得很好。他那个实力弱的情况下打防反打得很好。 巴西啊，打力量足球，打长传冲吊， <laughs> 出了一帮，这个世界都到位了。我像打美式足球，还有荷兰叫我失望，在这 <clears throat> 荷兰以前都是全攻全守嘛，这也很久不是上届就不是了，对不对？现在荷兰就靠四个人，就靠前面这四个人，这是拼足脑筋，他们也用足那个本本钱了，就是。而且这次你看德国一得冠军啊，这人们就开始。 注意，就说这个可怕的这个德国，为什么？哎，我觉得我有两个国家呀，我心存向往，但是我都没有去过，嗯，都没有去过。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听过很多传说哈。但是首先，你比如说，我给你们看看几个有有几个照片，嗯，就德国人，哎，文道，你做读书节目啊，德国早已经实现平民阅读，就是基本上啊，全国人民。 每个人可能每年都会看几本书，能达到这个水平。而且，德国人呢，呃，玩手机的程度啊，刷屏啊，看这种新手机新闻的程度比咱们小得多。他们基本上还是喜欢看纸的，到现在为止喜欢看书。你看。 包括每一个德国每一个家庭书架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是，这是这是藏书，所以好像还是全球第二大这个图书出版。对，是的。市场是的。就所以说，这个这个民族他这个这个这种读书，特别是有一个几千个足球训练的学校，呃，各种各样踢球的人有几百两三百万。 对，所以这次就是，我就看这篇文章就讲到，哎，他讲到一段话，就是你看，同样都生活在现代社会，德国的科技一点也不会比中国落后，但是你看，今天整个社会都表现的浮躁不安。 在地铁上，大家忙着刷微博、刷消息、看八卦、浏览论坛，因为无法理性的筛选，接受了太多的垃圾新闻和消息，阅读了太多的不良和过激的图片，自然的，在一个浮躁不安的环境，心灵和精神世界又多了一份敏感和惶恐。就这篇文章就在讲什么呢？就在德国呀，好像整个你感觉都安静的多。很多是人在地铁上，在在公公园长椅上其实在看书。要这样说的话，那也不单是德国。 整个欧洲、北欧啊，什么也都是这样。嗯，那德国这次比赛里也有非常危险的时候，他踢加纳那场，嗯，那是整个世界杯期间比较最好看的一场球。是。可是德国二比二踢平是是侥幸啊，这个非常危险。是。所以说你不能，假如他输给加纳， <laughs> 你也不能说他读书读不。你要你要说我这个还有一问题呢，就是说，那么意大利还是不是德国的克星？不是了。 我觉得现在意大利跟德国也没戏。因为现在的这个德国，我们我就是说，我们不能凭国家队是最难讲历史印象。你俱乐部可能还有延续的风格，国家队是常常在变的，隔四年。我们什么时候会看国家队比赛？我们一年可能都看不到一次，所以你不能有一个固定印象。但是但是引出的教训是，德国是因为里边一半的人是拜仁的，所以他的队形最完整。 有点像合作的时间，哎，他们合作的时间最最最长。那像很多国家，他们是都是一起临时凑起来的。他们这个最长，这个是一点。另外呢，这次大家总结出教训就是，几大联赛国哈，反而成绩不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早早都出局了。为什么呢？英国人现在检讨，就是说他们英国的联赛啊。 为了商业的利益，为了吸人眼球，就是世界上谁踢得好，他就把人家找来。结果英国的运动员自己在自己的联赛上冒不了头。但是那个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这个前几年就曾经有经济学家专门出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英国总是输？嗯， <laughs> 为什么英国总是？就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但我想说回刚才我想讲的，就是说德国队啊，有个很特别的，你讲阅读啊。 就德国的国家队或者德国的联赛球员，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是全球的足职业足球员里面学历水平最高的。嗯嗯。现在这个德国队的队员里面，这个队每一个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硕士生，有很多是念哲学的， <coughs> 念什么的。 <coughs> 然后你看他们第一，这个改变德国的这个教头啊，是克林斯曼。他们以前的国脚，克林斯曼是个什么人？你想想看，他当时在英国、在法国踢球，跟别的人就格格不入。 他怎么格格不入呢？别的球星，就你看英国，你刚才讲英国为什么踢不好？你看英国像鲁尼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火了，说拼命赚钱，去夜总会去了，去什么去三 P 了，搞人家老婆了。克林斯曼是怎么样？克林斯曼是永远不开名车，他就开一个金龟车、甲虫车，然后一放假他是背包背囊游去游尼泊尔爬山，天天在看书。 永远在学习。你看，劳德国是这帮人。对，你看克劳泽，他就是这样，身体为什么三十六岁啊？他就是不不整天声色犬马呀。对啊。他不不整天玩三 P，身体早差了。你他现在能干到三十六，他就是因为。他真是， <laughs> 就是不搞三 P。 <laughs> 他的最大的失败就是最后不敢腾空翻了。对 <laughs> 啊，最后一个球不翻，没办法。对对，这搞三 P 太多了，对身体确实是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再接下来就要讲讲这个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我们的这个悲剧英雄啊！你看看，梅西呀，这梅西这次都注意到这个落寞的这个表情。嗨，其实因为是梅西。 要换个普通人这就是小偷的表情，你你 <laughs> 你再看下边，就是小偷， <laughs> 太像小偷了，被捕了， <laughs> 对，太像小偷。但是因为是梅西，你就感觉到英雄的落寞，拿个金球奖都不高兴。可是实际上人家也说他就不该得金球奖，你看都吐了，吐了。但是哎，中国网友都很会看病，我一说我觉得靠谱，咽喉炎，咽喉炎容易早上起来干哕。 甘雨，你知道吗？就 <laughs> 真真的，他爸说做过各种体检，没事儿。那他接下来应该做金嗓子广告，对 <laughs> 对，没事卡卡就别做了， <laughs> 下节课找他，做。对对，这没错。来，你再看下什么润喉糖啊，真可以。对，哎，这是呃，这是谁啊？这是啊，马斯切诺。呃，你看马斯，你再看梅西，那是真对，那他是真正的重要的。来，你看再看下边，这是人们在这个呃呃比较了，这是。 呃，当年的这个马拉多纳啊，他为什么比马拉多纳？哎，因为这次马拉多纳这两天还说，他就说这个梅西不该得金球奖，他觉得这是安慰奖嘛，对吧？是。然后我就发现，现在这个网上开始发生了一场争论，就是说，因为事前就说这次阿根廷要得了冠军。 梅西就封王啊，就是人民心中的球王。但是呢，这次没得冠军，那么梅西够不够球王？我发现一堆网友在争论。我觉得，当然大家不晓得为什么都把这个球王的标准界定为你必须要有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加持。嗯，对。你比如说像当然马拉多纳。公认的球王，咱先说是谁？贝利。贝利。之后就是马拉多纳吗？ 但是马拉多纳没别人有有有有还有的，你你以前的匈牙利呢？不是举世公认的球王，匈牙利呢？普斯切克呢？呃，克洛伊夫、克洛伊夫啊，贝肯贝肯鲍尔、贝肯鲍尔啊，齐达内算不算？算，齐达内也被人认为是算，甚至以前法国队的普拉蒂尼，对不对？对，对不对？ 我觉得，所以球王，你看刚刚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系列的话，那梅西毫无愧色在这个。对，我也觉得是。而且你看，克鲁伊夫也没得过世界杯冠军。对啊，荷兰，荷兰从来没有啊。无但是他是世界足球史上的这个永远记载的一页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呃，如果你没有世界杯冠军，但是又被人叫球王的话，那是因为，你简直革命了足球。对。克鲁伊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或者贝肯鲍尔，他当然也拿了世界杯冠军，但是他他的那种自由人的打法代表一代时代，那是他创造了一种就以前没看过有这样的球的，嗯，原来足球可以这么打吗？足球可以这么踢吗？那么有时候一些人他太优秀，他甚至不止创新了足球，他还以一己之力扛着整个球队上去的时候，那么这种人你就觉得已经可以叫球王了。那。 呃，他我相信给他那个金球奖是事先就决定的，不管这个最后决赛的情况怎么样，这个他们肯定投票什么都已经决定的。他呃能不能跟呃贝利他们并列成球王，这是另外个人各说法。但是我想说的事实是，当今世界足球运动员里边，梅西是 number one。我也觉得是，嗯，从各种数据，没错，各种荣誉，各种打法，以及在一个球队里的作用。 梅西是那么问，就当然。但是同时，我们非常伤心的指出是，他似乎在走下坡，他的巅峰期过乎差不多要到头了。嗯，就像巴巴萨的巅峰期一样。是。所以他，你要说他的打法，他巴萨这个这个给 <laughs> 什么呃这个这个踢来踢去的这个打法，哎，踢给他的打法，梅西是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当然有哈维他们在在一起了。 他在世界足球史上也会写下，曾经六年这种打法风靡了，这个在世界怎么占占优势啊，等等等。那那你说梅西要加入德国队，那岂不是宇宙第一了？德国队 <laughs> 那那不一定， <laughs> 那不一定。德国队现在继承了 T K Taka 的这个这个打法，是发展了。他是他是受一点影响，当然他们有他原来的基础。那种 Dream Team 嘛，那种黄金组合啊，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 齐达内他们去到的皇马，皇马银河舰全部是银河舰的，也不一定赢吧。那天啊，大那个大罗，对不对？到了那里傻乎乎的。那天那个徐老师讲到一个词儿，哎，我觉得倒是可以鉴赏梅西。他解释也也也，我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你看我在网上看他们讲啊，说马拉马拉多纳。 说当年的这个马拉多纳是球王，可以认为球王，对吧？说马拉多纳和梅西的不同啊，就说梅西啊少了点霸气，就马拉多纳你感觉有一种霸气，对吧？决定比赛的那种霸气。但是呢，那天徐老师讲到一个词儿啊，梅西实际啊咱们喜欢他显得文气，他显得文气，甚至你比如说马拉多纳，我觉得像一头雄狮一样就过来了哈。梅西呢，你感觉呢？我觉得像个小笨笨，像个像像个小笨笨，对吧？但是呢。 你就他就是突然发动，突然发动，而且不显山不露水的，就他嘣一下，就改变局面了，是吧？他是那种好像很难说的一种感觉。可是我想说呢，就我们不要，我们这个比较不是很公平。为什么？因为呃，不一定梅西要像马拉多纳才叫上球王。如果讲专讲足球，我觉得他已经很接近那个量级了。但是马拉多纳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马拉多纳是一个除了足球场内之外，他场外有影响力的人。 他是一个有政治观念的人，他跟卡斯特罗是好哥们，对不对？他一天到晚对什么事儿都发话，但是梅西不一样，梅西是什么样的人？梅西是个球痴，他球痴到什么程度？他也是不去混夜店的人，他的队友们也是下了班啊，踢完球啊，哗混到三批去，他怎么样？他回家打游戏。 他连打游戏都是打足球游戏，对，而且还要打回这个巴萨。 <laughs> 他是这种人，他是从从小到二十四小时除了足球没别的。哎，他是这种人。对，咱们去一下广告。就马拉多纳感觉是要去打架，不是马拉多纳是马拉多纳感觉是想当总统的你知道吧？他当初那个进那个球其实有争议的嘛，对不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梅西啊，在这个球场上他等着什么啊？ 其实他很多时候你看见这表情，不就就不太开心，然后就走啊走啊走走。对，他是别人都没球啊，也跑来跑去，他走路。他走路溜达溜达，他不知道等什么呢。 <laughs> 然后你知道他跑起来，机会就我就觉得他有点憨态，你知道吗就拐哒拐哒，噔噔噔噔，他那么那么跑，是吧？他身体发育不好，小时候。哎，我听过一个说法，说他小时候是什么侏儒症患者。那倒不是，他是真的是发育不好，他是长不高的，但是他的因此他的走路的方式。 他跑步的步数、节奏跟别人是不一样，这是他厉害的地方。你刚刚说那个溜达，其实你像什么呢？举个例子，看过狮子打狮子猎，平常怎么动的吗？狮子平常没事不就在散步、打瞌睡？打瞌睡。一看到猎物，它要动起来，就一下子出去那一下。它其实像那种感觉。你说就说，他说他表现不够好，不不配得金球奖。但是要叫我看怎么好，我的天。 要是全世界都盯着你，你像他这么个小矮个儿，他这一动，他牵制全局的能力啊，恨不能七八条大汉就就慌，你看，就攻攻攻，他就跟着这么一小小矬子，你说这是那怎么踢啊？这个。但我想说呢，以后也不会有球王了。如果我们真的要想到球王，就是像像克鲁伊夫、像马拉多纳那种人，以后不会再有。为什么？因为那种人都是一个人能够改变战局。 但是我非常怀疑以后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足球，你别说像德国，德国全是整体作战，甚至就连西班牙也是，上一届的西班牙也是，是整个整个团队没有任何一个，再也不是一个靠个人改变的，局就是就是全部都是人才，就是教练是天才，没错，哎，梅西呢目前还是谨慎。